动你的心弦，愿全心讨你的喜悦，因为我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你为我们舍了你自己，我们举起双手来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更愿意贴近你的胸怀，来寻求你自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美好的旨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大家请坐。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哇，这顿节最近节日特别多哈，我们还沉浸在过年的气氛中。你看，我们呃房子屋子里边的装饰还在这边，但是昨天晚上有姐妹说，过了今天她就要拆下来了，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过了什么，过了十五就算过了年了，是吗？可是还在正月啊，整个正月呢，我们都是过年。 通常是过了十五就过完年了，大家就把心收回来，呃，好好的工作， <laughs> 好好的过日子了哈。可是呃，我们知道一年当中有很多个节日，对不对？这些个节日呢，都是帮助我们在呃繁忙的工作中，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很多的不开心当中，哇，偶尔出来一个节日，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节日，也帮助我们调节心情。 哈，也帮助我们看到说，哎，我们在世上活着，不光是一些呃劳苦愁烦，还有很多让我们庆幸、让我们开心的事。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常想一二”。什么叫“常想一二”呢？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解释。现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我们先看一段经文。 今天我选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菲利比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六节，《新约圣经·菲利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六节，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括号，所以得着我的，或翻译作“所要我得着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 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阿门。我们低头闭目来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让《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当年保罗。 他所走过的路程，今天成了我们的榜样。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以保罗所走过的路来追随他的脚踪。保罗是以你为榜样，我们今天也以保罗为榜样，就是我们要向着你所立的标杆直跑。帮助我们寻求那一件你喜悦的，让我们所寻求的事。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今天是元宵节，是很特别的日子，对我们华人来说，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传统的节日。所以在这里呢，在啊讲这段经文之前，我要先跟大家分享元宵节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意思。当然，它的传说有很多很多啊。元宵节的来历啊，有很多的传说。我们先说元宵节这个日子啊。 元宵节是农历的正月十五，啊，农历我们华人日历的正月的十五，就是春节呢刚刚过，迎来了中国传统的这个节日，所以元宵节是春节过后我们华人的第一个传统的节日，啊，第一个传统的节日，而在啊正月呢就是农历的元月，所以元宵的元是从这里来的。 啊，农历的元月就是正月。那么古人呢，称夜为宵，宵是夜的意思。我们说，啊，昨天晚上我们有个中国人的联欢会，我们最后的结束曲叫《难忘今宵》。难忘今宵就是这这个晚上是很难忘的，啊，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所以宵通常呢就是指夜来说的。那正月十五呢，被称作是元宵节。 那么可以可见而知，它突出的是正月十五的晚上，啊，正月十五夜晚，夜晚有什么不同呢？正月十五的夜晚呢，是一年当中的第一次月圆，啊，是我们华人日历当中，第一年当当中的第一次月圆，所以呢，也就是叫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对此呢就加以庆祝。 好，一直呃延从古时一直延续到现在。元宵节呢又称为上元节，啊又称为上元节。有中元节，中元节是什么时候？但是中元节我们通常没有庆祝，因为已经被呃呃赋予了别的色彩了哈，我们就没有庆祝了。然后十月十五被称作是下元节，好，通常是上元、中元、下元。 我们普遍庆祝的是上元节，就是呢元宵节，啊，就是元宵节。呃，元宵节是我们大家，嗯，通常我们都做一些什么活动啊？在元宵节里边，我们都做一些什么？吃元宵， <laughs> 你准备元宵了吗？这两天商店里的元宵卖的特别好，有的地方排队卖，啊，可能脱销了，大概不够了。 通常你们很少自己做元宵，是吗？元宵一般都是买的，不像春节的糕饼啊，很多人都会做，做的很好吃。但是元宵通常我们都要去店里边去买，所以呢，呃，我看店里边那个买元宵的人特别多这两天。因此，元在元宵节的活动之一就是大家吃元宵。元宵是什么形状啊？是圆的，哈，是圆的。我们春节的时候，年三十的晚上是吃。 年夜饭也叫团圆饭，那么元宵节这一天吃圆圆的元宵，也象征着说一家人呐吃了年夜饭之后的又一次团圆是在正月十五，啊，所以我我知道本地华人在呃年夜饭的时候，大家都有回回家呀啊全家人在一起吃，但是有没有元宵节也聚到一起吃的习惯，还没有哈。 还没有，所以元宵节因为是圆的嘛，是又一次团圆，是过了年之后的第一次团圆，好吃了年月饭之后的又一次团圆，是在元宵节，所以盼望这个元宵节也能够给大家引起一个新的呃，不是新的了，是古人流传给我们的再一次跟家人兄弟姐妹一次聚，所以有的人说一年才聚一次，你看现在正月还没出就可以聚两次了。 啊， <laughs> 就可以跟你的家人、呃兄弟姐妹哈再聚一次，就是在元宵节的呃这一天哈一起来聚，呃非常好。你看我们的初一是礼拜天，元宵节又是礼拜天，所以大家晚上还是有时间啊跟家人一起来聚的。所以元宵节呢是呃吃元宵，也表明是大家团圆啊，像月圆一样，人圆月圆是吗？ 人圆月圆哈，这个是呃一个风俗。另外一个风俗呢，呃我们会呃挂灯笼，啊会挂灯笼，会，呃，呃挂呃挂灯笼，啊出门赏月。有的人在院子里边放桌子啊，放啊一些呃水果啦哈，赏月。因为这是一年当中第一次月圆，还有放一些烟花爆竹。啊，今天晚上也是有是吗？ 村道河畔那边，我听说是有放烟花爆竹，还有呢，猜灯谜，哈，猜灯谜，全家呢一起，呃呃，坐在一起搞一些活动，其乐融融的啊，这是一个家庭性的活动。还有元宵节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一件事情，可能我们很多人还不知道，就是元宵节是华人的情人节，你知道吗？ 元宵节是华人的情人节，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洋人的情人节，哈，我们华人也跟着洋人一起过情人节了，但是呢，我们正月十五这一天是华人的情人节，为什么是华人情人节？因为这一天是非常浪漫的日子，呃，通常在古时候呢，元宵节这这一天呢，都呃有灯会，啊，一些呃。 女孩子啊，平时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在闺房里边绣花的。那么这一天呢，她们也可以出来赏灯，啊，她们可以到外面去赏灯，所以就去找他们的阿哥了，他们的心上人了。所以在逛灯的这个期间，哈，是他们最好的一个约会的时候。啊，平时封建社会是很封建的嘛，男女授受不亲啊，是不可以接触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逛这个灯会的时候。 最好是正好他们呃顺便呢给自己物色对象，啊给自己寻找啊心上的人，这这个时候他们也可以结伴同行了哈一起啊嗯那个就是会我们知道有表哥表妹的哈都有那个近亲结婚的，所以这个期间是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浪漫的节日。因此从这之后呢，每年元宵节都是我们的华人的情人们最高兴的一个日子，哈他们有机会外出。 还有机会出去啊，跟呃他们的亲人、情人一起来，呃逛灯会。因为人很多，谁也不会注意谁嘛，所以这个时候就趁机啊啊， <laughs> 趁机啊做一些平时不敢做的事了，就说拉拉手啊，走走啊。那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已经是很特别的事情了，哈，很特别了。所以从那以后呢，每一年元宵节也都是一个浪漫的情人节。 我记得我我跟我先生订婚的时候啊，呃，那正好是正月的时候，然后呢，正月十五元宵节那一天，我们真的出来看灯啊，因为家乡的街道很多的灯啊，我们就出来呃一起去看灯。然后因为他的他的家庭比较贫困呢，我们呃就说呃登记了，就说注册了，或者说订婚了。 以前的呃要过彩礼啦，要什么东西啊？结果呢，我们也没有什么彩礼，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我印象最深、最深的，现在我一想起来还提起来，我们呃元宵节那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呃看花灯啊，他给我买了一串冰糖葫芦， <laughs> 你说浪漫不浪漫？ 在东北哈，那呃，蘸上那个糖啊，都是冻冰的，哈，冰冰的，然后长长的一串，有有有的是什么各种果做的哈，有的是大枣啊，有的是什么一些果做的长长的一串冰糖葫芦，所以那天晚上我们逛花灯的时候，他买了一串冰糖葫芦给我，我心里很甜， <laughs> 真的是觉得很浪漫了，哈，很浪漫，所以嗯。 呃，在那个时候，我们还觉得哎，不好意思啊，万一让熟人看见啊， <laughs> 还不好意思那种，有点像封建社会的，趁着呃十五的时候一起出去。所以记得哈，元宵节是我们华人的什么？ 情人节，所以你知道你今天晚上要怎么样啊？ <laughs> 好好陪你的太太，陪你的先生，两个人过一个浪漫的华人的情人节。如果你还未婚，或者你在物色对象，也趁机会出来逛逛花灯， <laughs> 出来找一找啊，逛逛花灯。这个是啊，我们中人呃中国人呢的情人节，所以元宵节的说法呢很多，呃，有的人是说呃呃有一个呃人呢他。 呃，进了宫里之后呢，就一直没有呃出来。他很想念他的家人。这个宫女的名字呢叫元宵，好，这个宫女的名字叫元宵。她很想念家人，天天闷闷不乐的。后来宫中有一个人发现她很不开心，就问她：“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她就说：“她很想念家人，呃，没有办法出宫，看不到家人呢。”所以这个人就想了一个办法，说：“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元宵节这一天。” 开放，让全城的人全挂灯，大家出来看灯，啊，然后这个元宵的爸爸妈妈和他的弟弟妹妹们也出来看灯，然后呢，元宵他挂的灯这边就写了两个大字“元宵”，啊，然后人们呃他的呃弟弟妹妹一看，哇，元宵是不是我的姐姐？跑过去一看，真的是他姐姐在那边，啊，所以这个日子呢就被称作是元宵节了。 啊，这是其中一个说法，还有很多说法了。为什么叫元宵节？有这样一些一些来历了啊！但是我们呃不要讲那么多了。总之，我们知道元宵节是我们华人一个传统的节日，是过了华人新年之后的第一次月圆。所以今天晚上你也可以跟你的情人一起赏月。呃，据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是今年很特别，今年十五的月亮十五圆。 十六没有十五元，所以你今天晚上要好好的看这个灯。那我那天看了中国的呃呃新闻啊，是谈到说，这一天的月亮还有特别的一些个呃一些个呃星星星在它的旁边呢，啊有一些特别的奇特的东西。好，今天早上五点钟，如果你看月亮的话，月亮旁边会有两颗星星，啊，一两颗非常特别的星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一个景象。可是晚了啊，已经过了。 没有没有，我们没有时间看到了。所以元宵节是一个大团圆的日子，哈，大也是一个大团圆的日子，是一年的开始。那么这一年的开始，人们也开始要收拾心情，说呃，我们再一次团圆聚集，然后呢，这个年就过了，我们就要开始全心全意的投入到生活中，投入到呢工作当中了，就不要呢想更多的呃呃其他的事情了，全心全入全意的投入到工作。 那在生活当中，一个人呢，如果能够专一的想一件事、两件事的话，这个人通常会成功。啊，如果你的目标是非常专一的，但是很多人呢，通常要想很多事，结果呢，哪一样都做不好。 啊，要做很多，比如一个人要做生意，他各行各业都想去做，可能哪一样他都做不好。如果你专一的误上哪一行，就很专一的去投入去做，啊，通常会很成功。所以呢，就有了这样一种说法，什么说法呢？常想一二。 好，常想一二，这个这个这句话呢，有一个典故了。它不是说你一要想一件事情，它是说生活当中，根据我们中国的一句俗话，说人在世上生活不如意的事情是什么？十有八九，是吗？人在世上生活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但是如果把八九去掉了，那如意的事还有多少啊？还有一二，对不对？ 啊，说人在世上生活不如意的事呢十有八九，那反过来看呢，如意的事情还有一二。如果你常想那十跟九的不如意的事，啊，不想那一跟二的事，你整个的人就天天在不开心当中，好像你的人生都是一片黑暗的事情啊。那但是呢，如果你常想那一两样让你开心的事，那你整个的人可能就带入到呢愉快的事情当中。 通常有的时候说，啊，当我谈到这个题的时候，有一个有一个弟兄说，他常他不是常想一二，他呢是常想八九，因为他生活中八九都是开心的事，一二是不开心的事，这样是更好咯，好，这样是更好。但是通常在我们印象中啊，印象深的事情，经常在脑子里出现的事，是开心的事还是不开心的事？ 按照常人的啊通常的说法，不开心的事情呢，通常过不去，啊，在脑子里边一直出现，一直出现；而开心的事情呢，我们说，美好的时光总是非常短暂，好一下子就过去了；而不开心的事呢，一直过不去，啊，在心里边呢，一直不过过不去。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啊，一个典故啊，这个典故呢是说到有一个书法家。 有一个书法家呀，他他的朋友呢跟他要一个呃呃书法，说哎你的书法写的这么好，我们朋友一场，你要帮我写一个写一句话了。然后他的朋友呢不不加思索的就写了一句话，叫做“常想一二”，啊，他的朋友就不加思索的给他写了这么一句话，说你要常想一二。常想一二是什么意思？他朋友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写这句话呢？他就说。 那生活当中的事呢，十有八九是不愉快的。但是呢，你要常想那一两件愉快的事情，就会让你呢呃开心一些。所以呢，你要常想一二。他的朋友很高兴，把这四个字拿回家了。第二年呢，他朋友又来求他说：“你再帮我写几个字啊，挂在家里。”他的朋友又写了下一联儿，叫做“不思八九”，啊，不思八九。所以呢，如果做一个对联儿的话哈。 就上联是不思八九，下联是常想一二，横批呢是如意啊，横批是如意。这是他的朋友呢啊帮他写的这样一副对联。从这之后呢，在中国呃的文化当中就流传开了啊，叫做不思八九，常想一二，横批呢就是如意啊，横批就是如意。所以我今天给的题目呢。 就是不呃，常想一二，这个是个什么如意啊？这是一个书法“如意”两个字，然后呢，一个圆圆的月亮啊，因为今天是月圆的日子，哈，是今年的第一次月圆。那么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呢，生活中说要呃，不思八九，常想一二。在圣经当中，保罗也给我们做了榜样。 保罗做事情是目标非常明确的，啊，他知道他应该经常想的是什么，啊，应该放下的是什么。就像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保罗说他要做的是什么呢？他不是说他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像他那样的人，他还是竭力追求，啊，他还是竭力追求。他要得着神所要让他得着的。其实神给我们预备了很多很多。 啊，神要让我们得着很多，只是我们呢没有去支取，啊，没有去拿。保罗说他竭力追求，要得着神要让他得着的，让他得着什么呢？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保罗这一件事这么长，长不长啊？几件事啊？保罗只有一件事，但是在这一件事当中，他有三个秘诀啊。在保罗所说的这一件事当中呢，他有三个秘诀啊。下面是三个小分点，怎么样能够达成这一件事呢？就是要透过这三个秘诀来达成。这他这一件事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志向。 是他的一个决定啊，是保罗的一个志向，保罗的一个决定。他说：“我只有一件事，这是我的志向跟决定。可是达到这一件事呢，他有三个秘诀。第一个秘诀是忘记背后，啊，忘记背后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过去可能有成功，可能有失败，啊，可能有伤痕，可能有欢笑，但是呢。” 忘记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这是保罗的呃为处事为人的态度啊。他说我要忘记过去，那么忘记过去的下一项要怎么办呢？如果过去的忘记了，没有新的东西就空白是吗？人可不可以让自己是空白的呀？不可以让自己是空白的，一定要有东西呢，再重新添进来。 好，当你这边掏空了之后，你要有什么东西注入进来呢？我们通常去人的家拆偶像的时候啊，呃，他的家里边整面墙摆了很多的东西，大桌子上面哈挂了很多的东西，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送一本圣经给他，或者呢，买一个呃，一个挂的那个木质的那个牌，说耶稣基督是我家的主。 啊，一些基督教的书籍有挂这个，所以当你把他偶像清除的时候，他的心里边会很空，啊，他的心里边很空，说那我我以后还怎么办？我还做什么？啊，我信主了，我要怎么样信？他很空，所以你要有一个代替品，代这个代替品，你又要告诉他说，这不是不要用拜偶像的方式来拜这个东西，而是呢，耶稣基督在你心里了，耶稣基督是你家的主。 啊，通常我们拆除偶像之后呢，会有一个代替品给他，送他一本圣经啊，送他卡带，或者呢挂一个“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一类的啊牌，在他的家里边。所以圣经上也说到，呃，赶鬼的时候，把他的鬼赶出去了，结果怎么样啊？后来呢，又来了更多的啊，他没有真正就说掏空了之后，要马上注入新的生命力的东西。哈，耶稣基督要住在里边来。 要不然呢，会更不好。所以，我们啊，在神的面前要忘记背后，然后呢，要努力面前，啊，要努力面前，要向着前面的事情说：我前面的路怎么走？我信主了，我把我过去的习惯、生活习惯、毛病啊，一些个方式全都呃放下。那我下面的路我要怎么样？要过一个崭新的生活，好，过一个崭新的生活。 所以说，保罗他有这样的呃三个秘诀啊，三个秘诀。他完全放下了他从前的生活方式，然后呢，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保罗是有标杆的，是有目标的。他的标杆不是哪一个人，而是耶稣基督，啊，是耶稣基督。他的目的，他为什么要有要用这三个秘诀来完成他那一件事情呢？目的就是要在神。 啊，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我们说人得救是因着信，啊，我们基督徒得救是因着信，但是我们基督徒得赏是因着什么？因什么得赏？因信就称义了，但是得赏是因什么呀？知道吗？ 所以我们不是要停留在称因信称义的那一步，说我信了，反正我拿到了天国的护照，啊，我可以得救了，我可以上天堂了。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说，他是竭力的追求，啊，所以你因信称义了之后，不是躺在安乐椅上说好了，人家抬着我，我就可以上天堂了，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保罗是要竭力追求。 他竭力追求，他要得奖赏。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啊，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他的完全人指的是什么说的呢？是成熟的人。啊，他的完全人指的是成熟的人。做基督徒也要迈向成熟。啊，做基督徒不要只停留在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啊，只能呃。” 停在得救，仅仅得救那个地步当中，不追求生命的长进，哈，一直是孩子，哈，一直是孩子。所以保罗他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完全人是竭力追求进到成熟的地步，啊，完全人指的是成熟的人，成熟的基督徒，啊，也有人称自己我是成熟的基督徒了，可是做事情很不成熟。 啊，有的时候会，呃，呃，会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做的事情就很不成熟。因此，保罗他告诉我们：，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啊，都要存这样的心，是竭力追求，啊，竭力追求。所以，保罗在前面的经文中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得着了，不是以为我完全了，我是要竭力追求，啊，竭力追求，或者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得着的。” 所以，做基督徒你要得赏，你一定是要竭力追求，啊，竭力追求。得救是因着信，得赏是要竭力追求，要做成熟的基督徒。那成熟的基督徒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你就知道了。啊，一个成熟的人做什么事？一个竭力追求的人跟不竭力追求的人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区别？这是保罗呢所让我们看到的。 啊，保罗所让我们看到，所以在保罗的生命当中，他有一个志向，啊，这个志向使他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要达到呢，他有三个秘诀，啊，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透过这三个秘诀，他就能够达到神所要让他得着的奖赏。 啊，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奖赏，可是当我们不竭力追求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得到奖赏。所以在场上赛跑的人都在跑，可是呢，第一名只有一个，谁竭力跑谁就能拿冠军，啊，谁慢慢跑谁就在最后。那还有的人中途怎么样，跌倒了，趴下了。 啊，都中途下场了，不跑了。各种各样的人呢，所以我们要坚持，竭力的追求，在耶稣基督里得着他所要让我们得着的。啊，所以保罗他的目标是非常专一，他是常想一二的人，他不思想乱七八糟的那些影响他的啊，拦阻他的，他都不去想了。所以保罗是一个典型的常想一二，不思八九的人。 啊，因此他的生活在神面前，在耶稣基督里是如意的生活，啊，是如意的生活。一个人如果常想的是八九不愉快的事情，那么你的整个的生命好像都陷在黑暗当中，很整天都是不开心的，啊，整天都是不开心的。那么生活中可能有人使你不开心，但是你自己要怎么样的来调整你自己？ 英国有一位作家，他说：“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笑他也笑，你哭他也哭。生活就是一面镜子，当你看着镜子里的你，你笑，镜子里的你也笑；你哭，他也哭。啊，看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你的生活。所以，让我们珍惜生活当中的让你开心的一二，让你值得说：‘哎，我因着这件事，我心里很得安慰。’” 我很满足，好，我很感恩，啊，这就够了，这就够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他的家曾经被偷，哈，失窃了，被偷了，被偷了很多东西，啊。有一个朋友听到这件事之后呢，赶忙写信去安慰他。当罗斯福看到了这封信之后呢，他觉得说：“哎呀，我的朋友以为我受了很大的打击。”他就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他说：“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来信安慰我。” 我现在很平安，感谢上帝，因为第一，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没有伤害我的性命。啊，虽然东西被偷了是不好的事情，可是他说，贼第一呢，贼偷去了我的东西，没有伤害了我的性命。第二，贼只偷去我部分东西，而不是全部，啊，还剩下很多。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 你看他会不会思想啊？啊，真的是在任何情况之下，对他来说都能够在不幸中看到有幸的一面，啊，看到有幸的一面，看到呃值得庆幸的一面，使他自己呢很宽慰自己，他很宽慰自己。所以被盗了是一件非常伤心的事情，可是他能找出三件事让他很得安慰啊。第一呢是呃， 谁偷了他的东西，没有伤害他的性命？有的人是伤财害命啊，是吗？东西偷了，命也要了啊，这样就损失更大。所以他说，偷了东西没有伤害我的性命。第二呢，偷了部分东西，我还剩下很多啊。第三呢，他是贼，我不是贼啊。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所以这是一个人面对生活中的呃不愉快，面对你不开心的事，你要怎么样的来使自己呢？在神面前得到安慰。 啊，在神面前让你得到安慰，因为人生之路真的是没有一帆风顺的，甚至人家一个眼神儿，人家一个举动都会引起你新的不愉快。其实一个人愉快不愉快是瞬间的心情的反应，啊，是很瞬间的一个心态的反应，一下子就会不高兴，一下子就会很高兴，啊，有的时候会这样的是瞬间的一个心态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在神面前保持。 常常思想神给的恩典啊，神给的祝福啊，常想一两件让你能够感恩的事情。那么，那八九件可能有八九件，也许呢还不不足八九件。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事，你都可以呢放下去啊，可以放下去。有一个世界巨匠科学家叫霍金呐，这个霍金在轮椅上生活了三十多年啊，他是一个高位截瘫的人。 在轮椅上呢生活了三十多年。有一次，他呃做完了他的学术报告之后，一个年轻的女记者呀跑到台上来，就很唐突的问他说：“哎，霍金先生，我很久仰你的大名啊，知道你在学术界呢很有造诣。可是呢，你会不会认为命运捉弄了你，让你这三十年一直在轮椅上坐着？还会会不会因此而感到很遗憾？” 当这个女记者提完这个问题，全场鸦雀无声，觉得说：“哎，为什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就是哪件事情让人家不开心，你就提哪件事，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一个呃谈话方式啊！如果你谈让对方开心的事情，对方会很情绪很好；如果你专挑人家的短处说，啊，专说人家的不足的地方。” 可能就会刺痛他，所以当他说：“哎，你的学术造诣很高，可是你一直坐在轮椅上，你会不会觉得很遗憾？”这个时候，霍金是怎么样的呢？霍金自己呀，用他能动的手指，在他的键盘上打字打字，因为他不能讲话，他不仅不能走路，他也不能讲话，他就在他的键盘上呢打字打字啊打字，结果他打出来的是什么字呢？ 啊，他打出来的字是告诉大家说，他虽然高位截瘫，可是呢，他有一个让他能够活动的手指，哈，有一根能够让他活动的手指，有一个能够思维的大脑，这些都让他感到非常非常的满足了，他感到非常的满足，所以他在学术界呢，仍然是很有贡献，因此他说我很富有。 虽然我缺乏正常人很多东西，但是呢，我很富有。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思想，思想啊，神所给我们的是丰丰富富的啊，无论是从身体、从生活、从各个方面啊，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有一颗感恩的心，然后说你那一两件让你开心的事，足以让你在神面前感恩了。那八九件不开心的事呢，你可以放下了。 还可以放下。那么保罗他给我们做了榜样，他不想别的。你知道保罗他所遭遇的比我们遭遇的更多啊，他受到各种各样的危险啊，各种各样的苦待。他的同胞不理解他啊，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的那些犹太同胞呢，来攻击他、反对他，包括组内的弟兄姐妹呢，也不理解他啊，也不理解他。所以保罗一直要为自己的身份来辩护。 好，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一直要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他有内在的压力，有外在的攻击，而且呢，他也受到了传坏的危险。哈，饥饿、贫穷，各种各样的事情，保罗都经历了。他也是蹲过监狱，哈，被人家呃诬告送到监狱里去，哈，要上告到罗马。所以说，保罗所经历的苦楚是很多很多。 可是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让神在我身上得荣耀，要让要朝着神所给我立的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预备的奖赏。”所以保罗放下那八九样不开心的事情，那么能够让他兴奋的、能够让他开心的事，他是竭力的去追求，啊，他竭力的追求。 不仅是保罗，圣经中呢也还有其他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呢是很专一的啊，很专一的。比如说啊，大卫，啊，大卫呢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里边，他怎么样说呢？他说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店里求问，这是大卫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好，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他说有一件事，好，他说有只有一件事让他感到最开心、最高兴。那么他要竭力追求的就是他求耶和华，让他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在神的店里求问。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享受神的同在，好，随时随地。 都跟神在一起，啊，享受神的同在，能能够呢，随时随地向神祷告，随时随地呢来求问神，寻求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旨意。这是大卫呢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他是身为一国之君，一个君王，那么富有，那么大的权力，但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来在神的殿里边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 啊，这是大卫所求的。然后我们再看玛利亚哈，玛利亚呢，她求什么呢？玛利亚，耶稣来表扬玛利亚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是玛利亚跟马大跟他的姐姐一起来接待耶稣的时候，马大由于许多的事使他思思虑烦扰。 好，在前面的几段经文，我们我没有放上去。这一节呢，只是四十二节，从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我们看到这两个姐妹形成鲜明的对比。啊，她们都接待耶稣，用不同的方式接待。可是马大呢，一边接待呢，一边心里头起埋怨，啊，一边埋怨，而且呢，他因着许多的事情呢，使他思虑呢很烦，啊，使他的心很烦，他的思虑很受干扰。 耶稣就指责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你妹妹玛利亚，她得了上好的福分，啊，因为她只专注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呢，在耶稣的脚前寻求这上好的福分，啊，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寻求神的旨意，聆听神自己的劝慰，啊，神自己的教导，跟神的话语。因此，我们说。” 马大跟大卫跟保罗都是我们美好的榜样，因为他们很专注生命当中最值得让他们专注的事情啊，他们会把其他的事情影响他们与神建立关系的事情呢都放下。有的时候我们不分轻重啊，一些生活当中很小的事会让我们很生气啊，但是因为在这个小的事情生气，就影响了大的事情。 啊，坏的大局，啊，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人的一生要把轻重呢分清楚，这个是要学习的，哈，要学习的。我们知道《三国演义》当中有一个人物叫周瑜，周瑜是怎么死的？大家都知道，周瑜是被气死的，被谁气死的？被谁气死的？ 被诸葛亮啊，诸葛亮三气周瑜是很出名的哈，所以周瑜就有这么一个毛病，不扛气，哈，人家一气他他就上当，哈，一气他他就上当，所以呢，周瑜是非常潇洒、非常豪迈、有气概的，很很很酷的， <laughs> 用今天的话说是很酷的一个，又很年轻力壮的哈，前途无量的这么一个一个呃战士，可是呢。 面对着诸葛亮的这个呃各种的计策哈，周瑜就乱了阵脚，哈，周瑜就乱了阵脚，甚至他呢，他很非常的感叹，他说：“计生瑜，何生亮？” 说老天呐！既然你要把周瑜生到这个世界上，你为什么也把诸葛亮生到这个世界上？ <laughs> 好像他俩不共戴天是吗？所以如果有周瑜，就没有诸葛亮，就不要把诸葛亮留在世上。结果呢，诸葛亮知道他的这个短处，哈，他不扛气，所以呢，呃，这样的一个大英雄，啊，可以在疆场上呢刺杀的一个才华横溢的大英雄，可是呢，他却在人家气他的时候被气死。 啊，不是在疆场上被杀死，而是呢被气死啊，所以就有了非常著名的三气周瑜啊，是很有意思的。啊。因此，我们说，啊，在神面前，我们用“常想一二，不思八九”这句话，不是说我们要自我安慰，也不是说阿 Q 精神了啊，呃，精神胜利法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啊，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生活态度。好，当我们在人生当中看到有的人身体有缺陷，可是他的生活态度很积极，他仍然呢很有贡献，过得很充实。所以人的一生啊，人一生下来，因着亚当夏娃的啊犯罪，所以你今天我们吃到的苹果都被亚当夏娃咬过了，所以这个苹果是不不圆的了，啊，是不完美的苹果。 所以有有人说，我们吃的苹果是被亚当夏娃咬过的苹果，被咬了两口。亚当、夏娃先咬第一口，然后给亚当咬第二口。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哪里会吃到完整的苹果呢？就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是常有的，啊，是常有的。没有完整的苹果了，已经被亚当夏娃给咬了，破坏了，啊，因为这个残缺不完美的这个苹果临到我们这边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的回归？像上个礼拜讲的，回归福的源头，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虽然这个苹果在人世当中是不完美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只有神能够使月亮圆啊，只有神能够使我们的生活圆满啊。生命中呃虽然有缺陷，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可是呢，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用什么样的态度呢来生活。 我们知道梵高，著名的画家，他贫病交加的。他直到他去世，他也没有看到他的画呢是非常有成就。是他去世之后啊，他的画呢才那个价值连城，越提越高。所以，呃，这个梵高啊，他的他在贫困当中非常非常的穷啊，非常穷，自己呢又生病。可是他画出的向日葵，他画出自己的那个梵高自己的画像，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他在他那个不如意的生活中，他能够坚持他，呃，执着他的那个创作，啊，他执着他自己的那个创作。贝多芬虽然耳朵失聪，可是他能弹出非常优美的交响乐来，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通常是普通人。普通人跟名人缺的是什么不同啊？名人是在某一件事情上非常专注，然后呢？ 立确定目标之后呢，就非常集中的去，呃，朝向这个目标走。而普通人呢，没有目标，啊，没有目标，或者目标太多，精力又分散，又不竭力去追求，所以导致一生呢，呃，庸庸碌碌， <laughs> 一生是平平常常，啊，一生平平常常。所以在神面前，我们不是说要成为名人，而是要成为说你在呃在世界上你的。 才华、能力，你的专长在哪里？找到自己的专长之后，能够针对那一两样事情非常专注、非常用心，那么呢，神可能会借着你这呃才艺呀，发挥你的专长，使你对人类呢有更大的贡献。他有更大的贡献。所以在神面前，我们今天学习保罗，他说他是忘记背后的。 无论你过去的遭遇是怎么样，你过去的经历是什么，你过去的成功有哪些？现在呢？我们进入华人新年的第一个月，啊，也是呢，零七年这一年的新的开始。今天趁着元宵节，好，我们再一次要给自己的人生来一个圆满的句号。要怎么样才能够在你的人生中画上这个圆满的记号呢？就是说，常想一二，不思八九，你的人生才是。 如意的人生，啊，这样的你的人生才是如意的人生。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自保，啊，要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自保，这是我们竭力追求的目标。啊，万事都可以当做粪土，就是什么跟耶稣基督比，都是自斩自清的了。 啊，都是自赞自轻的，所以盼望大家今天记住保罗给我们做的榜样，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在神面前竭力追求；玛利亚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得神的喜悦；啊，大卫只有一件事，就是要与神同在，建立跟神美好的关系。那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也要常常思想神所让我们思想的那一两件事情。 以至于我们的精力不会分散到那使我们不开心的八九样啊，八九样。如果你的开心的事是八九样，不开心的是一两样，但是呢，你专注你的专长来发挥哈，让你那个呃一发挥你的专长，也不要呢八九样事情你都去做。哦。可是呢，你你的专长你能够做得非常好的话，那么你一定在某一个领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贡献的人。 啊，愿神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啊过一个非常美满的、愉快的元宵节。也不要忘记今天晚上你的情人节要怎么样度过。如果你目前还没有找到心目中的情人，那么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知心人啊，就是你的情人。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会看到很多的比喻，很多很多的比喻。比如信徒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一种比喻，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就是什么关系呀？ 夫妻关系，哈，夫妻关系就像情人一样。所以，如果今天你没有情人好约会的话，晚上专注在神的面前，像大卫一样说：“我要在神的殿中求问。”哈，我只有这一件事，就是跟神、跟我的主、我心灵当中的、我灵里边的情人建立美好的关系。让我们来闭上眼睛，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已经不能没有你，主啊，你是我们的情人。圣经就是你写给我们的情书。当我们来读你写给我们的情书的时候，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你给我们的爱。今天你让我们来专心的爱你，专心的来追求你，专心的来得着你。 让我们建立跟你更加密切的关系，在这同时也求你帮助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度在世上的光阴，在我们有限的年日里，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想那些让我们开心的事情。至于那些不开心的事，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啊，我们能够胜过这世界上一切不属于神的一切，让我们啊。 受挫折的都求神帮助我们拿挪开，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大家站起来，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的荣耀，荣耀的羔羊。 唱哈利路亚，因为你实在是配得赞美、配得敬拜的神。你让我们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常思想你的恩典，常思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成的一切。我们今天把所有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你手中。你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的是得你所给我们预备让我们得的奖赏。 主耶稣，求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都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让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圣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